宋拉萨寺，宋拉萨寺位于北城墙内。据佛寺的石碑记载，英达宋拉萨要求当时的素可泰城主赐予土地建寺庙，呈现于素可泰城主。建成后，便从道孔区恭迎素可泰城主的俗父，也即是高僧帕玛哈提拉前来此庙主持。 寺庙的特点是中型主塔，属于素果泰时期较为普遍的圆中型佛塔。基座围绕着大象雕塑，大象作为守护佛教传言的使者，是佛教信仰的神兽。